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四十二集。洛寒消失了五百年，之前那三年也深居简出，出了营地，知道他的人寥寥，故而此刻洛寒并不被算在神的数量中。 洛寒若有所思。林清霄说完后，见他目光停滞，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洛寒眨了下眼，慢慢回过神：“我在想战局的事。”洛寒说完停顿，他似乎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上身越过桌案，主动凑近林清霄低声说：“我想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情，可能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林清霄没有问他有多大胆。 而是直接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我要弑神。洛寒撑在桌案上，眼睛明亮，光芒灼灼。魔神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。但是林清霄没有阻止，仿佛无论洛寒想做什么，他都会无条件支持。好。洛寒自从下定决心暗杀魔神后，之后几天一直在紧张又小心地做着准备。 想要杀掉一个神绝非易事，尤其魔神并不是弱者，相反，他身后追随着众多信徒，力量非常强大。洛涵就算进步很多，也无法和魔神抗衡。明知其不可，却偏要为之。凡事有一有二，不会再有三有四。青山村时，魔神想要吞噬他是一次，上次在山上埋伏他又是一次。 魔神接二连三动手，洛寒凭什么由着他算计啊？魔神两次对他下杀手，洛寒也不会任人宰割。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既然要动手，那就必须一击必中。洛寒这几天一直在寻找锻炼法则之力的方式，后来是林清霄给他提议：“你在虚空域中猎杀空间兽，用的是力量法则。” 回到天启又需要时间法则，何不将两者综合一下，一起练习？嗯。林青霄拿出一颗玲珑剔透的蔚蓝晶石，递给洛寒说：“这是星光石，硬度极佳，镶嵌在刀剑上，剑刃会锋利数倍，刀刃也不易卷曲。这种石头储存在极深的地底，难以开采。现在前线吃紧，人手不够，开采星光石更加困难。但是星光石难得。” 它的原料却十分普通，常见山脉里都有。洛晗有点明白林清霄的意思了，所以你是说，星光石是由巨大压力和地热而形成，形成年份从千年到百万年不等。但是军装消耗大，用不着百万年的精品，最普通的万年份就已经足够了。你可以试着同时控制压力和时间，尝试将原料变成星光石。 虽然耗费心力，但是这样非常锻炼操作能力。林清霄说着，将星光石放在他手心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不妨试试。”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。亲眼看着一块晶石成型，这可不只是随便加压、一味控制着时间飞快流逝就能达到的。其中要涉及许多细节。如果能成功，洛寒的控制能力和精准度将上升一个大台阶儿。 洛寒倒是愿意尝试，但是他想到成功率，迟疑说：“可是万一我怎么试都不成功，岂不是浪费军中的人力物力？”无妨，林青霄接话，语气坚定：“和开采星光石所需要的花费比起来，这些耗损根本无足轻重。然而一旦成功，效益将不可估量。”洛寒最终被说服了，轻轻点头：“好，我试试。” 等他们将这件事报告给贺虚，贺虚听着都愣了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他二话不说，立刻应允，这件事全权交由你们自己安排，需要多少人手和物资，林青霄直接调用即可，无需向我请示。很快就有人进山拉回一车一车的原料，林青霄单独准备了营帐供洛寒练习法术，洛寒法则力量飞跃很多。 在施展时空术比之前强大很多。他在山上修行时，将时间快速流逝一百年已经是极限。现在无论前进几千年，还是后退几千年，都稀松平常。然而矿石形成远非时间流逝就够了，其中还要配合许多因素。而且，洛涵也不能一味求快，他必须对矿物变化了如指掌，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。 这不只要求他熟练使用法则，还要求他能精准地把握细节。说实话，很难。最开始一个月，废料不断地从帐篷中扔出，后来扔出来的垃圾中出现了颗粒状的黑色晶体。等到第三个月，洛涵终于制出第一颗蓝色的星光石。这颗晶石品相并不好，表面磕磕巴巴，里面杂色斑驳。如果出现在矿脉里， 根本不会有人采集，但是洛寒还是非常高兴。他都来不及和其他人说，立刻扔下帐篷中的助手，飞快往林青霄的营帐跑去。洛寒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林青霄的营帐，外面站着许多守卫，仅是看着就能感觉到守卫森严。洛寒脚步不由慢下来，他找了一个执勤的士兵问：“林青霄在里面吗？”守卫的小兵是新来的。 还不认识洛寒，见状尽职尽责的说：“主将正在议事，将军有令，会议期任何人不得打扰。”好吧，洛寒见状也不好再打搅他，和小兵道了个谢，就打算回去。他才走了两步，营帐从里面打开，林青霄站在门口，脸色平静淡漠，唯独看到洛寒的时候，他才轻轻笑了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 我本来有事和你说，但并不要紧，你先议事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不打扰，林青霄淡淡应道。正事已经议完了，剩下的无关紧要，他们自己安排就好。洛寒说着，轻浅的瞥了后面众人一眼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众人还能说什么呀？他们只能应和。没错，剩下的都不是正事，无需打扰林将军的时间，我们这就走。 将领一个接一个离开，出门前，洛寒看到素宗师也在其中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看到好几个熟悉面孔，可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正式的高级会议，议事的人全是主将级别。不少熟人经过他的时候，免不了要停下来看一看，洛寒十分尴尬。等众人走光后，他才跑到里面，怀疑的说：“你们真的谈完了吗？我的事并不要紧。” 千万不要耽误了你们的正经事。林青霄表情平淡，语气坚定，仿佛在说一件再确定不过的事情。谈完了，外面晒，进来说吧。林青霄两次肯定，洛寒彻底放下心来。他不靠谱，但是林青霄不一样啊，他认真负责，办事顶顶可靠。洛寒就算不信自己，也不会怀疑他。洛寒进门，随口问。 你和苏宗是关系很好吗？我来这里好几次都碰到他了。上课，林青霄没有多谈其他人，亲手给洛寒倒了茶。这并不是你常出门的事情，你突然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算不上大事。洛寒突然笑了笑，两手握拳伸到他面前。你猜哪个里面有东西？洛寒用了屏蔽法术，从外面并不能感知他手心之物。 可是林青霄仅是看他手指和骨节的状态，就能认出来哪个有东西。林青霄握住他右手手腕，轻轻翻过来，洛寒展开手，里面却空无一物。哼你猜错了。林青霄仿佛不知道他用空间术把东西置换了，好脾气的点头。对，你赢了。洛寒开开心心展开另一只手，献宝般说道：“你看，星光石。” 林青笑其实早就猜到了，但是等看到他手心的晶石，还是由衷的笑了。竟然真的做出来了，恭喜！他并不是高兴于以后可能会有廉价的星光石，而是高兴于洛寒真的成功了。这种感觉仿佛看到自己养了很久的花终于骄傲盛放，大展光芒。洛寒也觉得不容易。 他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原料，耗费了多少心思，终于才有这一天。洛寒真而重之的把星光石放到林清霄手中。虽然你猜错了，但这颗石头还是要送给你。它虽然不好看，也不珍贵，可毕竟是我亲手做出来的第一件成品，你不要嫌弃啊。怎么会？林清霄认真地将星光石收入锦盒中，说：“你亲手做出来的石头，意义非凡。” 怎么会不珍贵？洛寒本来觉得第一颗比较有意义，但是看到林青霄郑重的模样，他忽然觉得不好意思。这颗太丑了，要不我回去再练练，挑个好看的送给你。不必，它就是最好的。林青霄不给洛寒反悔的机会，已经将盒子收好。林青霄说着，取出一个精美的锦盒，从中取出一串晶莹剔透的手链。 戴到洛寒手腕上，上面穿着九颗珠子，每个都打磨的晶莹璀璨，光芒熠熠。林青霄的审美非常靠得住，从整体到局部，处处规整对称，典雅大方。洛寒惊讶，手下意识退了一下，林青霄按住他的手腕说：“不要动，这是回礼。不仅你的礼物珍贵，劳你包涵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